锵锵三人行，我是梁文道，还有子东、家辉。说起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我们这个节目问题很严重，嗯，有点邪门。 <laughs> 怎么讲？就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，除了我们主持人窦文涛，嗯，然后剩下来我们三个算是最常出现的嘉宾啊。我们三个人里头呢。 加上窦文涛，这四个人里头，四个人之中有三个人心脏有问题。 <laughs> 首先不是你跟文涛有一集做节目，都已经说了嘛，说自己心脏。我们以后改了心脏三人行，就是心脏三人行，心脏病三人行是。 <laughs> 然后你不是也堵血管了吗？我检查过了，呃，堵了七成啊堵。 对对，我发现我来的节目越多，堵得越严重。 <laughs> 我还没检查，我这个就用我们广告戳戳戳打一个来西，真是我还没检查，我也得去检查一下。我们就知道有一集啊，不是节目里面，就是他跟文涛两个就公开交代了，说两个都心脏病。 <laughs> 我记得那集节目，你们两个还一直劝说我该戒烟嘛，说免得走上了窦文涛这个不归之路。不不不不，就反正这条道路啊， <laughs> 结果你看。 窦文涛就有一天做节目啊，在我们这做节目的时候，是还没做吧？我看那天是还没做，整个人就倒在我们休息室那个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在那吃饼干。然后呢，就说很不舒服。那天我在，对，那天是本来是跟朱幼廷一起做节目啊，在讲什么张柏芝啊什么东西。对对对，然后就。但是呢，有一点非常反正，他平常我如果一进那个化妆间呢，他一定会跟我打招呼的，这是永远的，他一定会说你来了什么什么。那天他居然不说话。 嗯，我我当时我在弄头发的时候，我就在有点纳闷都问今天什么事情了，这紧张到这个地步不说话。 <laughs> 等我头发弄，早不说晚不说，等我头发什么全弄好了，我跑婆来说 <laughs> 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到到医院去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然后那个本来那个宋鑫还说开车送的，啊，然后他说就坐徐老师的车， <laughs> 就我就送他。结还好，他们就开车把他送到医院。然后呢，那回。 就没做成吧节目，后来休息了一轮，那么又来一次，又又这这回我也在了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做了。就是那次之后，就没录了是？呃，那一次没录，但是反正我们有节目，反正还有节目。那天取消了，但前一天录了一些节目，所以连播联播啊。然后后来呢，就到我来了之后，我们那天我记得也是要讲张柏芝，嗯，就录了一两节。 <laughs> 说到讲张柏芝，他就不行了，然后又又给送去医院了， <laughs> 我们把他给。 所以呢， <laughs>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，窦文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乃至要休假让我来代班呢？主要因素其实是张柏芝。哦，我我明白。那我觉得我真的感谢窦文涛涛哥哈，看 <laughs> 来对我很好。因为啊，在子东你刚说的出事那一天前一天，我们来录，我来录的录录那个跟佑廷嘛，谈张柏芝嘛，嗯、那只谈了一集，然后我就一直跟窦文涛说不够。 这么好玩的题目要多录几集哈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对，然后第二天他录录不成啊，然后再来跟你录又录不成。原来他故意把这个留给我，最后是我跟你来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一集就讲江柏芝，他 <laughs> 原来是真的生病是吧？我还我还很阴暗，我跟很多网友一样，心里想出了什么状况？会不会他讲讲了什么话？对，你说对了。现在网上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？其实后来我来代班的第一天，我就说他休假。 你知道平常我们就觉得人家病，这有什么好说吗？这什么了不起？的？休假不就休假了？嗯，我就不愿去谈窦文涛病的事儿。今天我们把这个过程谈的这么细，恰恰就是因为很多像你这么阴暗的人，我跟你说， <laughs> 马家辉啊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图，反正有这么一个网，首先出了这么一个消息。 说为什么窦文涛要休假呢？他不叫休假，他说是承认凤凰男是体制内？哈， <laughs> 民主持突然失踪，那他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？你知道？就有一回啊，就我也是我们子东是吧？那回你记不记得？我们三个一块做节目的时候，就忽然那天我们讲裁判嘛，讲这个足球，说我说到一件事儿，裁判很重要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说着说着，不要文涛怎么说到我们凤凰体制内怎么样？ 然后你就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凤凰是体制内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当然体制内。”那你知道文文涛讲那个体制内的意思啊？不是说我们是属于什么啊什么官方机构，因为我们是香港上市公司嘛。他讲体制内就是说，反正我们也等下大陆播，那也得考虑国情各方面各方面的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就那期节目有人看了之后，后来发现杜文涛怎么不上节目，让梁文道这小子坐中间来代班呢？哎，他一联想， <laughs> 哎呦！ 原来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他说错话，说承认凤凰是体制内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我觉得有意思。就明明之前你们节目里面都公开说过心脏有事儿，不好了。的的的，也文涛也公开说过他家里头他妈妈的事儿，让他最近心力特别交瘁，特别着急了。 他们就没办法从这里面联想出他的休假的正常的这个合理，而偏偏要从说窦文涛承认凤凰是体制内，然后从这一点来联想到，嗯，他是说错话，被下课了，被失踪了。这个联想我觉得太奇怪了，所以我郑重建议所有的娱乐八卦的网友跟狗仔们，今天开始你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联想， <laughs> 窦文涛之所以失踪跟这个要休假。 主要理由是张柏芝， <laughs> 张柏芝现在跟谢霆锋闹的事儿，杜文涛怎么又掺和进去了呢？ 这个很有待咀嚼跟发掘。 <laughs> 我就我完全同意， <laughs> 因为啊，各位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回看那一集。我跟幼婷跟文涛谈张柏芝，你看他眼神不对了吧？我好久没我好久没看到的文涛那个 <laughs> 那种荷荷尔蒙指数那么高了，呀，非常兴奋，那眼睛发光，口水伴流出来的。我觉得这样对心脏会有影响哈。就是。所以你刚说那种推论，坦白讲，大胆假设，没有。 大胆假设，我这我说这种，设，他没有小心求求呃求求证，网友们去小心求证，到底张柏芝、谢霆锋跟窦文涛是三角关系不？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还有陈冠希，还有陈冠希有多复杂， <laughs> 嫉妒嫉妒啊，嫉妒谢这个窦窦文涛得几天病。 就这么多人关注，我都病了一个多月都没人理我。 <laughs> 哎呀，不要太嫉妒。没有，那他在网上啊，好玩是说，除了这个网以外，另外网上很多论坛嘛，包括香港，香港很多锵锵三人行的观众哈，各种的猜测都有。有人说，哎，是不是那个哎，梁文道打小报告把窦文涛赶下台啊？ <laughs> 连续剧。然后有人说，哎，是不是他跟徐子东吵架这样？我跟我跟我跟刘强的老板接话。 对，他跟张柏芝不寻常， <laughs> 就是今天。还有这个事，我这还有一个猜测，到最后有人讲都没话讲，就说会不会是窦文涛怀孕 <laughs> 啊？你知道，怀孕通常。 <laughs> 哎，这机会相当高，这我早就有这个怀疑了，对，我就早就觉得窦文涛这人是要看他肚皮越来越大。其实呢，你仔细看，那文章作者叫洪生，嗯，这个人呢以前就写越越南那个洪生了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哪里的洪生，这个好像也也有个剧作那个，也有个剧作家。 叫洪生嘛，新闻学大戏里边好像有个剧作家，没错没错不过这个剧作家大概不会活到现在。 <laughs> 这个洪生呢，我注意过他以前的文章，也有失实的地方， <laughs> 对，他一直有，追踪有，常常有偏离，而且是政治趣味的。那有关方面的把他的文章拿来当材料呢，常常会走入了这个八卦的迷途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思路。有些人也许是好心了。 他也许我我想啊，从最善良的角度来讲，他可能真的是喜欢邓文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天不见他就来是太奇怪啊！他这个他为什么我我觉得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？就是说明明我们节目是说过，大家你们四个人里头三个人心脏不好，嗯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忽然一个人要休假了，他不往这个方向想，他偏偏从某一集节目就我们这个说了都不记得那些芝麻绿豆小事儿，嗯，从那个方面来想。 就可见他这个联想是有倾向的，就是说他这个联想一定必须要把这个事儿联想到某些政治啊、敏感啊、言论这方面来想。就我觉得这点有意思。没有，我可是我闻到我们倒过来讲，啊，我替他辩护一下哈。可能是说他前面那几集讲到我们有心脏病那几集没有看嘛。 你不能讲，不能假设他每一集都像做学问，他就正好看。对，像你那么学学问大哈，这样他不是刚好看到什么谈体制内那一集。可是对啊，所以说这样联想时间也比较近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说是体制内也对啊。你刚说凤凰是在香港上市公司嘛，那香港是什么资本主义？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司也对嘛？那心脏病当然要收息啊，它是宝啊。 不能给他挂掉，对不对？那一挂掉，对股价可能也有影响。我跟你讲，大坏这件事，这件事，我们很多人都很不满意了。已经徐东很不满意啊，病了一个多月，没人理他，没怎么就就没人说徐东下课呢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说到这个窦文涛被失踪嘛，那么然后窦文涛本来在养病那几天，我还天天跟他联系，还教他这个养气之道。我跟你讲，嗯、然后后来呢，不是出了这个网上一堆人轰传说我们这出问题嘛，结果闹得呢窦文涛很不好意思，他一辈子就不喜欢用微博这些事也不看，那么被迫也要透过凤凰呢发了一段微博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微博，这段微博上面就写：“大家好，我交代这这身体不舒服，影响工作。 到医院一趟，还是心脏犯毛病，医生建议休养治疗些日子，无奈只能暂时缺席节目。文道兄和马鼎盛老师暂代我主持锵锵和拍案，真乃大义助亲，令我感动感谢。感谢观众及各界朋友对小弟的关切，有些朋友也甭瞎猜了，我没私奔，还是凤凰人。 愿大家以我为戒，身心健康。窦文涛啊，还文笔还不错嘛，不是？平常他说话语气不就这样吗？ <laughs> 你看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话。你们跟他有什么亲啊？大义助亲， <laughs> 揭露了你们的秘密。就就你刚才说怀疑她怀孕嘛？啊，原来这样。 <laughs> 可是话说回来，我听说啊，凤凰有些人也蛮不想他回来的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嘛，凤凰有小数的人，有时候我们会喜欢。 呃，要放松下，抽根小烟啊，抽抽烟哈。是。以前窦文涛有时候也跟着我们一起混，找个地方偷起来抽烟哈。老实说，那个那个残疾人的那个房间。哎，我们样说，哎，不要乱说，不要乱说哦， <laughs> 我们是外公外外头抽的，哪有？就轮轮椅厕所，哪有这种事？ <laughs> 徐总，你别乱讲话啊，我们都是到外面抽的。哦，外面外面外面。哎，就是你坚持。转念后来回到外面抽，怎么了？ <laughs> 后来后来听说窦文涛出状况之后呢，哈，就决心要戒烟啊。是。他说经过这次事情之。 要戒烟，还是跟大家警告：你们以后给我看到谁抽烟，我就打电话报警检举你们。 <laughs> 所以大家很怕他回来之后会检举我们抽烟。我跟你讲，这人早就 <laughs> 看穿他不是个好人嘛，你就说嘛，趁他不在， <laughs> 他这种人平常以前抽烟是老拉着我们去他，是不是的？自己说要戒烟，就看人家抽，还要打电话去通知保安抓人。你说这像话吗？叫戒烟嘛，他的戒烟就是自己的不买，就问人家戒烟。不过我我。 想起这种情况有一个普遍性，比方说你在公司里，或者是大学里，或者是政府机构里，其实以前常常会有一些叫匿名信，嗯，或者后来是有一个大字报或者小字报。比方说，很简单，你看大学里很多教授，突然现在是网了，以前匿名信就说啊，某教授跟女学生怎么怎么怎么，或者某教授碰了什么事，你看他最近就谣上课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 那关键，这个学校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态度其实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他们要是因为你说同事之间都有竞争关系嘛，你知道很多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明明这件事情本来是无中生有，或者是说。 也是空穴来风是吗？但旁边的人传的很起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人有什么事要？哎，他很红哦，他最近这个当红炸子鸡。你看，果然有什么什么事情有人传。那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讲体制内、体制外，任何一种体制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开明不开明的表现了。嗯。就这种匿名的东西，你你得好好的做调查，你不能听到风又是雨，你到来说哎。 不管怎么样啊，人家在传啊，这对我们不利啊。还有这个，我们这个到底什么什么什么，这种才显示出这个这个。对。你讲到这个制度的完整性，你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啊。其实我觉得体制是什么？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比如说读一些法国思想家卡斯多利亚德那些书，叫想象的体制。我当年体制什么？体制就是个思考方法。嗯。体制其实是一种你思维方式，你的大脑，体制就在你的大脑里头。 你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，你就已经是体制内人。你因为为什么？我就说你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这几年或者这几十年，特别擅长这种政治联想。嗯，就以前这个东西叫做在西方国家的克里姆林宫学嘛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就什么叫克里姆林宫学呢？那时候美国老要搞清楚苏联到底怎么回事但他们不够资料，不够材料，于是就猜。哎，今年这个红场阅兵，司令台上头。 怎么这个站的位置不对了？我也去年就嗯，这里头是谁明升暗降了吧？谁怎么样去搞这个东西？哎，我可是重点。你刚说到说被训练成这样子，被谁训练呢？不一一定是说在学校老师教你这样联想哈，我觉得说在日常的生活经验里面，嗯，啊，假如你看新闻也好看电视也好，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在工作环境任何情况。 当你从阴暗方面来联想的话，假如十回有七回 <laughs> 结果是真的话，你很难避免。不需要七回啊，十回里面有两三回中你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哎，突然有人跑来跟你握手，嗯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这个是偶然的吗？等等等等等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们这的确啊，就是你必须承认，就有时候我们讯息不是太公开现在。 那于是很多时候呢，大家要猜这事儿怎么回事儿。那你知道有时候有某些的企业啊，比如说在遇到什么事儿要辟谣，或者说有些公家部门甚至出了什么事儿要出来说句话，老百姓都不太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一些话，很多的确到后来被证实。 果然是有问题的，没有文道不像人家说，文到你说的一个很关键，辟谣出来澄清。以前我们说，哎，经常会用阴暗的联想，发现是真的话哈，那当然我们会倾向这样想。另外，每一次有人去从阴暗方面来联想之后，很多时候你看不到有人出来辟谣的，或者说根本根本不辟谣的，出来只是回骂你。 你知道别有居心，别有用心。他不像我们拿出证据来哈，不像我们甚至几乎把窦文涛的医 <laughs> 医生报告都拿出来哈。假如很多懂得用正当的方法来辟谣的话，我觉得整个风气会会改变。没有用的，不会有用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这集做完节目之后回去，他们会讲，我就说说什么这三人，这三个人心虚啊，心虚啊。 故作风趣幽默来掩盖窦文涛被失踪的真相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接着见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说到这个联想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其实。 我刚不是说联想其实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体制的运作的方式嘛？比如说才会觉得哎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想什么事儿呢？这让我想起来，就鲁迅以前想写中国人联想的那篇文章，说什么来着？看那个胳膊，这胳膊就联想到身体啊，联想到性器官，联想到性交啊，等等等等。对对对，就鲁迅早就说过这事儿。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？就做一个健康的一个现代中国人，增加透明度，对。 呃，当然，体制我们希望它真的是越来越透明，那么让大家不用再那么多联想。但是，就算假如有人很顽固的坚持用个联想的方式来处理所有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不许联想，就拒绝联想，这让自己想法就不要走那条路。你一旦走这条路，你就变得不正派。你比如说，我像邓文涛这个消息，这个这个写法，我觉得这个思考很不正派嘛。嗯，就我觉得今天中国很不光明正大。 那那那怎么样让自己光明正大点？很简单，就拒绝联想。就像这个我的好朋友王晓峰写的那个博客的名字一样，就是不许联想。 <laughs> 因为我们太爱联想，而每回联想必往阴暗面联想。那李佳辉，你刚刚说到这个东西，当然是我们特殊情况，往往造成就是大家联想，而且联想还还还常准，是吧？那就难免了。可是有时候啊，你看教育还真的有事儿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今年高考题目啊。 今高考呢的作文呢是有阅读分的嘛，就有阅读材料，给你一篇范文，然后你阅读它，然后写一些分析什么。那么有这么一个今年的一个高考，福建高考语文课，他出了一个这个题目，叫做朱启林被磨磨掉的奠基人。那么拿着这个文章来做给学高考生的这个一个阅读材料。那这个文章的原来的作者呢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林天红。 结果他看到，哎呀，很荣幸嘛，是吧？自己的文章给人拿去当高考题了，然后去看一看，他发现他按着这个高考的要求答一遍之后，自己是答错的。 <laughs> 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里面啊，有有这个出题的老师就问这个学生，这篇文章中间提到两次下雨，这是为什么？嗯，然后呢？ 呃，这个作者本来觉得这没什么，他没想到， <laughs> 但是呢，所以他答的时候不就答错了吗？ <laughs> 就微微言大义，微言大义。所以啊，这个以前读《红楼梦》都是这样读法的嘛，对吧？每个名字后面微言大义，搞文学理论不就这样吗？所以，甚至佛罗伊德学派就这样。所以，所以讲今天回到今天的那个话题啊，讲那个我我是联，我还是联想啊，我觉得体制内的联想是两点：第一，不要利用小事情搞帮派斗争；对，第二。 技术上不要太粗糙，对，就是说你你这个八卦新闻不能拿来当情报，这是建议。但最重要的我还是个体制外的建议，就是说，归根结底是一句言论嘛。你看他这篇报道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窦文涛休息，而是说窦文涛说了一句话，而是因为这句话。 开玩笑啊！三人行说很多废话错话的， <laughs> 不能够因为我们说废话错话就把一个人让他休息，这个是所有的体制都不应该存在的东西。我这个是大家看得清楚，其他的水平你慢慢去提高，但最外面台面上的事情是要做到。就算他今天说了这句话。 也没事，应该。对对，我我觉得说说这个题目啊，坦白讲，我有一半的心虚的。嗯。我必须说。就这种很遗憾的体制内，我跟你。 <laughs> 不是，我必须说，哎，每个人都是我们做这个节目。联想联。想，我们做这个节目一直都在联想，我们来讨论任何的事情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，在美国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杀死宾拉登？为什么我们谈过这话题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马上把他海葬？什么哈？我们都是是联想啊。 差别在于什么？我们可以联想，联想可以说是一个推论，嗯，可是你不能把推论当做结论。现在这个种种的一很多的报道，是把推是的这个当做结论层面太粗糙。所以，我们比方说在香港写一些评论文章啊，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哈，我都加很多给自己保留一个空间，我都加或许、可能、也许，哈啊，我猜想，我们是说。 基于这样的推断，有可能是这样子，那是推论，你可以来讨论。你可是不能从一标题到内文就说我这些是结论。 啊，那另外一个，我还是觉得，呃，任何的事情啊，被说到的人、机构也好，需要澄清了，有帮助，增加整个制度的透明度。我所觉得，一个巴掌打不响嘛，你永远在年审之后，大家不澄清，就像我刚说的，说哪哪个公司的行政总裁学历是作假的，然后就这样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总算澄清了，窦文涛休假主要是张国芝。嗯。 <laughs>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